第七十五集，两人回停车场放下东西，再上顶楼餐厅吃饭，最后在晚上九点前进的油虫家门。林和西从袋子里拿东西出来摆，阿拉斯加满脸好奇的凑过来张望，张口就要从袋子里叼杯子出来玩。将狗从袋子旁抱开，油虫在袋子和狗的中间坐下来。哎，转租帖你发了吗？林和西道。 发了。尤虫转头去揉阿拉斯加再次凑过来的狗头，林和熙从卫生间里出来，托腮蹲在尤虫面前，面含笑意问：“你想我快点搬过来？”啊？”尤虫好整以暇的反问：“东西都买了，难道还一直摆在我这里不用啊？”是这个道理没错。林和熙神色认真的点点头，而后眉间轻挑，相当直接的出言提醒。 但是我搬不搬过来和房子租没租出去没关系啊。他笑容狡黠，房子没租出去，我也可以搬过来。尤虫闻言，唇角轻勾，拍着他的脸，轻描淡写道：“既然你这么想搬来跟我住，那今晚就先住过来吧。”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尤虫僵了一军。林和熙轻轻眯起眼眸来。 到底是谁先提的让我搬过来这件事儿？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。然而当事人尤崇此时心情正好，也不再费心思来和他计较这点琐碎，懒洋洋开口道：“是我先提的，行了吧？你什么时候去楼下拿东西？”林和熙满意的站起来，现在就去。他只去了不到十分钟，回来时。 手里拿着换洗的衣服、裤子和牙刷，两人先后进浴室里洗过澡，又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看完了一部电影。片尾曲响起的时候，时间已经到深夜。油虫先进卫生间里刷牙，林和熙关掉投影仪才跟来。进门就见油虫手中端着蓝色的漱口杯，站在镜子前刷牙。林和熙瞬时反应过来。 为什么白天在商场里买杯子，对方没有再坚持开口拒绝或是阻拦，他有些无言以对。不是说好你用粉色，我用蓝色的吗？油虫从镜子里看向他，无法开口说话，眼里却荡起些微笑意来。林和熙目光落在他手中的蓝色杯子上，哼笑一声，扶着油虫的手臂低下头，嘴唇附上杯沿，含了一口水，吐在水池里。 然后抬头宣布：“ <laughs> 这个杯子已经被我用过，所以现在它是我的了。”油虫见状，无声的冲他挑高眉间，弯腰吐掉口中的牙膏沫，面不改色的将杯子转过来，嘴唇贴着杯沿，林和熙喝过的地方附上去，含着水漱起口来。 林和熙站在旁边一声不吭，觉得自己受到了挑衅。直到对方结束掉所有的刷牙流程，他才慢吞吞的往自己的牙刷上挤出牙膏。尤虫也没有急着离开，而是拿起粉色的水杯接满水，把水杯送到他手上，翘着唇角慢悠悠提醒：“别再拿错了。”林和熙顿了一秒，面上神色丝毫不变，稳稳的将那杯水放下。 举起手里的电动牙刷，神色困惑不已。我的牙刷是不是坏了？油虫站在原地没有动，而是盯着他那张擅长骗人的脸，定定看了片刻，语气怀疑：“是吗？”林和熙眼含期待的望向他。其实我也不太确定，你过来帮我看看。油虫神情谨慎又狐疑。你按一下开关。林和熙大拇指附上牙刷开关。 四是轻轻往下一按，牙刷没有任何反应。尤虫这才不疑有他，伸手过来拿他的牙刷。林和熙握牙刷的手却骤然一偏，避开了他伸过来的那只手，另一只手紧紧环过尤虫的脖颈，动作极快的对准尤虫的嘴唇吻了上去。趁对方还未反应过来，他的舌尖用力抵开尤虫的齿关，灵活而迅速的游走于对方的指尖。 将油虫的牙齿尽数舔了一遍。两秒以后，林和熙带着满脸笑意从他面前退开，拿过粉色杯子旁的蓝色杯子，接满水，将杯子递到油虫手里。现在我们扯平了。回过神来，油虫低低笑了一声，拿起牙刷开始刷第二遍牙。主卧的床上只有一个枕头，油虫去侧卧给他拿新枕头。 叫林和熙先去卧室里等他。酒店里的同床共枕和眼下的同床共枕完全是两码事。林和熙甚至极为少见的感到紧张，即便是如此，他面上依旧丝毫不显。脱鞋上床以后，仍是神色镇定的趴在床上玩手机。片刻过后，尤虫抱着新枕头进来，林和熙才从床上坐起来，给他让出床的一半位置。 油虫把枕头丢给他，抬手抛开叠在床头的被子，盯着铺开的被子看了两秒。林和心没由来的有些脸热，继而相当自觉的掀起被子一角，捏着手机钻进被子里躺好，下巴轻轻压在被子上，只将自己的脸露在被子外。床头壁灯里暖黄色的灯光落下来，轻轻附在他的额心和鼻尖上，再配上他那头黝黑的短发。 林和熙整个人看上去都显得格外乖巧，只是林和熙本人的性格却与乖巧完全沾不上边。尤虫轻勾唇角，很快回过神来，也从床的另一侧坐下，然后掀开被子躺了进去。主卧里的双人床并不比酒店里那张床小多少，他们躺下去以后，中间还能轻松趴下家里的阿拉斯加。然而两人。 都没有要往床中间移动的意图，林和西甚至动作极快地按掉了墙边的壁灯开关，视野内陡然陷入一片浓郁的黑暗。林和西不动声色地松了口气，然后才借着夜色的遮掩，在被子下缓缓朝油虫的位置挪过去。林和西长这么大还没有过和谁亲密无间的躺在一张床的经历，甚至于从他能够记事起。 记忆中就没有过抱着亲生母亲入眠的画面。上次在海边的酒店里，早上会从游虫的怀里醒来，也只是他本人也没能料到的意外。至少在夜里入睡以前，他还是规规矩矩的躺在床的另一边。而对他来说，穿着宽松的睡衣，卸下所有防备，以最轻松的状态和关系亲近的人同床共枕这件事，是比接吻。 更加需要郑重对待的事。指尖传来的热度将他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。林和熙在被子下方摸到了尤崇的手，他忍不住从枕头上偏过脸去看对方，然后才意识到黑暗中自己什么都看不到。停下所有动作，林和熙屈起指尖，轻轻刮了刮尤崇的手。黑夜中传来尤崇翻身的动作。 对方似是面朝他侧过身来，被他垫在下方的那只手反过来握住他的手，将他往前拖了拖，将身体放松下来。林和熙顺着他手里的力道朝前滚去，然后被尤虫从被子里伸手抱住了，头枕在对方的脸庞，后背抵在尤虫怀里，耳旁是他近在咫尺的浅浅呼吸声。林和熙在黑暗中弯了弯唇角。 闭上眼睛，沉沉睡去的前一刻，脑中唯有的念头就是：尤虫拿过来的新枕头似乎有点多余。国际学院那边的课，林和熙没有再去上过。尤虫从夏承峰那里拿到了美院一年级所有班级的课表，又从对方那里借了一年级的书。林和熙从周五开始去美院上课。 白天在学校里也没有刻意再去找油虫，晚上回出租房里洗完澡，再上楼去油虫那里睡觉。闲散了近三年的时间，如今陡然变得忙碌起来，林和些还有些不太适应。